同学看一下一百三十二页。今天我们先续呢上礼拜所讲的，在言辞辩论的程序其日当中呢，法院呢跟双方当事人呢各自因为的一些呢行为。在上礼拜提到的呢，当事人因为的行为，那么最主要是呢一百九十七条责问权、举牌抗议的权利啦。当事人呢如果在案件审理的过程，在言辞辩论程序中呢。 发现了法院或对照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有违反所谓程序规范的话，那你要马上举牌抗议呢，来提出你的异议，行使你的责问权。有行使责问权的前提之下，这个程序违背的瑕疵就没有治愈，将来呢给自己留下一个保命符哦，可以作为上诉的一个理由。相反呢，如果你发现了呢，法院或者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违规违反程序的规定，结果你装哑巴呢？ 放弃你的责问权，没有举牌抗议的话，那么则会产生所谓瑕疵之余的结果。将来呢，你就不能以此为理由呢上诉寻求救济。不过法条呢一百九十七条有个但书。 这个如果呢，程序的规定是专为哦非专为当事人利益而设的话，不在此限。所以呢，这个程序违反的规定性质上，如果是公益色彩浓厚的话，纵然你没有当场抗议呢，举牌声明异议的话，将来还是可以保留提起上诉的一个机会。那整个制度呢，最重要的考点就是啊，如何去解释。 这个程序规范呢，是否专为当事人的利益而设？那上一段我们提到一百三十页以下这种类型的万年考古题呢，学说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呢，但是实物的见解倒是蛮统一的。最高法院为了疏解送别起见尽量不希望案件跑到最高法院，所以几乎呢，以目前为止台面上所看到的实物见解呢，清一色都认为说。 大部分的程序规范都只是为私人的利益而设，都跟公益无关。所以呢，违反这些程序规范的结果，如果当事人没有立即声明异议的话，则会产生所谓瑕疵治愈不得上诉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简单的实物见解的背景呢，稍微跟同学复习一下。那今天要来看到比较重要的一百三十页以下第二个大标题。 法院的行为，那顾名思义呢？这个标题接着要谈的就是开言辞辩论庭的时候呢，法官、法院要做什么事情了？那么法官呢，法院要做的事情呢，第一个最简单叫诉讼指挥权，这个名词其实先前谈过了，现在很快复习一下，什么叫诉讼指挥权呢？就是为了程序进行的便捷以及流畅起见呢，各种呢技术事项呢。 赋予呢法院呢主导的一个权限，那么这叫做行使诉讼指挥权。譬如说，期日期间的指定，下次开庭是什么时候？这只是单纯的为了程序进行的流畅、便利起见的一些技术性的事项。主导权在法院的身上，由法院行使诉讼指挥权呢，指定庭期。那么除此之外呢，诉讼指挥权呢，最典型的还有呢，各位呢书上一百三十三页到一百三十四页所列的。 尤其是一百三十四页，刮胡二。其实啊，刮胡二呢，辩论形态的决定，一般教科书把它独立成一个标题。可是呢，严格来讲，这个辩论形态决定呢，应该可以并到诉讼指挥权的下位阶的概念。因为体系上来讲，所谓的辩论形态的决定呢，指的就是啊，如果你们人很多。 当事人很多或者证人、关系人很多的时候呢，我要如何进行审理呢？主导权在法院的身上，也算是所谓维持诉讼进行的一些技术性的事项。比如说，你看一下一百五十五页，好抱歉，一百三十四页以下呢。第一种叫命分别辩论，那什么叫分别辩论呢？ 人多的时候，如果你认为隔离开来一个一个问、一个一个讲比较妥当的话，那你就用分别辩论的方式。好，那一百三十六页第二种的辩论模式，合并辩论。 这些你都不用看条文，光看标题就知道什么意思了。法官如果认为说，虽然有十个被告、二十个证人，但是我一个一个问太麻烦的，通通叫进来呢，一起问、一起回答呢，比较快的话，那么这一种的辩论指挥的形态就是命合并辩论。好啊，再来第三种的辩论形态呢，同学再往后翻一百三十八页，两百零六条限制辩论。什么叫限制辩论呢？ 讲白一点，你这个人太聒噪了哦。 啰里啰嗦的东西讲一大堆，那么法院觉得你很烦哦，请你讲重点，只要跟呢本件诉讼标的有关的重要攻防方法讲重点就好，其他阿猫阿狗呢有的没有的一个陈述呢能免则免哦，这就是所谓限制辩论的一个情况。所以到底呢要用什么样的一个辩论方式来进行诉讼，由法院呢依职权呢行使他的指挥权，以个案的不同呢来做最妥适的一个。 用，那么这个呢，就是所谓辩论形态的决定。从概念法学理论来讲呢，它可以被归类到诉讼指挥权的一种啊。因为到底要怎么进行辩论的程序，这么多人呢，讲这么多话，到底要如何实际来询问他们呢？主导权在法院身上，授予法官呢弹性依职权裁量的空间。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呢关于法院呢在言辞辩论程序呢前面两个最常做的诉讼指挥权跟辩论形态的一个决定。那紧接着呢，考试的重心呢，请往后翻一百三十八页，阐明权的一个行使。来，这个阐明权的行使呢，是八十九年。 二十九年的民事诉讼法修正的一个重点，增订了一百九十九条之一，同时也是呢实务界跟学界的最爱。不止邱连公老师呢那一派的见解呢题目喜欢考你，连最高法院出身实务界的老师也爱考你。所以阐明这个制度呢，在国家考试或法研所来讲，出题频率都非常的高。同学，别的不说，你光往后翻。 看一下这个历年的考题，一百四十六页以下真的是研究所跟国考都爱。像一四六页以下，我们帮各位筛选出来的八九年政大法研、九十年司法官，再往后翻一百四十九页，八六年律师高考等等呢，还有一百五十页呢，九十三年台大法研等等，这些都还只是筛选过的题目，实际的数量呢远高于此。后 历届国家考试加上法研所的跟阐明有关的题目加一加，最少二十五个题目以上，所以量呢非常的庞杂，显见它是呢在国家考试上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呢，同学一定要基本观念清楚之后，你才有办法灵活的运用呢各种考题的形态。那什么样的一个基本观念呢？来，首先请同学先看一下名词的基本定义。 一百三十九页，什么叫做阐明权呢？法条依据规定在一九九跟一九九之一。阐明这两个字其实定义很简单，它的定义就是呢，法官如果发现当事人讲话讲得不清不楚的话，那么呢，法院应该要教导他呢，提醒他，请他把话讲清楚。这就是所谓阐明权的最简单的白话文翻译。再讲一遍。 如果法院发现当事人讲话讲得不清不楚的话呢，应该要教导提醒当事人，请他把话讲清楚了。这就是民事诉讼法上阐明的定义。那么投影成文言文的法条，同学看一下一九九的规定。 来用法学文字呈现出来，什么叫阐明权呢？你对照一下《小六法》一百九十九条第一项，审判长应该注意随时令当事人就相关的事实跟法律为适当完全的一个辩论。第二项说呢，审判长也应该随时向当事人发问或小玉令其为必要的一个陈述。如果他的声明或陈述有不明了不完足者呢，应。 令其呢续名或补充。那么最核心的就是第二项的后半段，最能够凸显阐明的精神。因为第二项后半段法条的文字说啊，当事人的声明或陈述有不明了不完足，就是我们刚翻译的，你讲话讲得不清不楚、颠三倒四的。发现你讲话讲得不清不楚的话呢，应该要令其续名或补充。审判长应该要提醒呢，教导当事人说，哎，你刚刚讲的呢。 不清不楚的，我听不懂，请你重讲一遍呢，把这个法律关系或事实证据呢陈述的更周严、更明了。这就是呢一百九十九条呢所谓阐明权的一个基本定义。好，念完之后，同学保证一头雾水。翻译起来很简单啊，为什么成为法研所跟国考的最爱？理由呢？这个考题的背景，同学要先了解一下。你对照回书本的一三九页以下。 会发现呢，这个章节呢要你背的理论还真不少哦，全部都是法条以外衍生的观念，请同学用力的背起来，考前再复习一遍。因为这个章节的考点呢，各位呢不要想说呢考出来再翻条文啊来不及哦，而且全部都是跟法条无关的，纯粹学说衍生的探讨，所以你必须呢在。 考前花一点时间，再把我们书上一百四十页呢所整理的这些理论名词呢，很快的再复习一下。那在谈这些理论之前，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原点，这一个条文所有的学说争议跟考点何在呢？在于一个地方，就是这一个法条存在于民事诉讼法呢，经常会引起所谓。 体系冲突的情况，有的学者批评说呢，它背离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立法原则。什么样的基本立法原则呢？你把记忆拉回到上个礼拜，上礼拜我们讲到审理原则的时候，才刚刚提到过我国诉讼法。 立法的基本原则呢，有九个原则，其中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则就是呢，我们的法律精神呢是以当事人主义为原则。哎，什么叫当事人主义为原则啊？程序的进行是以当事人为主导，所以又细分成什么处分权主义跟辩论主义这两个名词呢？不再重复，推荐各位应该都还记得。 那么重点就在于啊，既然我们现行的诉讼法上是采当事人主义为原则，所以在这个基本架构之下呢，法院应该要维持中立第三人的角度，因为呢，所谓当事人主义的定义就是呢，诉讼的开启与否、审判的对象、诉讼的终结由当事人主导，这叫处分权主义。 辩论主义的定义就是，所有的事实证据原则上都要当事人主动提出，法院才能斟酌，所以法院不得将呢当事人未主张、未提出的事实证据采为判决基础，这叫辩论主义。反正不管怎么样了，在当事人主义的基本定义下，我们的思考重点就是呢，当事人是程序的主导者。 任何的主张陈述都应该由他主动提出，法院应该只是一个中立第三者的角色，你不可以求援兼裁判，这是诉讼法的一个基本法律逻辑跟前提。可是阐明制度的架构却会若干程度的破坏这个前提，为什么呢？因为阐明的定义就叫。 法院呢有一个义务，就是要随时去教导、提醒当事人。如果你讲得不清不楚、讲错的话呢，我要提醒你说呢，请你讲得清楚、明了、完足一点。这种要求法院、科于法院呢主动教导、提示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很容易就踩到红线。踩到什么红线呢？球员兼裁判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天如果们个当事人很笨。 笨到什么程度呢？甲明明告你说返还借款一百万，好，这么简单的诉讼里面呢，法官自己看状子发现了一件事，发现什么事情呢？原告甲呢，你所提的借据。 哎，这张借据是民国八十年签的。那任何一个稍微念过法律的都知道，如果你是被告的话，这个官司躺着打就可以了。为什么呢？你只要主张时效抗辩，超过十五年呢，那你这个官司被告呢躺着打都赢。结果没想到这个被告真的笨笨的，开庭讲话还有诉状呢，全部都没写到重点，在那边天马行空讲说呢，当初呢这跟甲感情多好啊。 然后呢，甲对乙呢还做什么样的行为等等？啊，你讲这些有的没有的都跟本案无关。法院能不能说我受不了了吼？我直接教导你教你说呢？哎，被告老兄啊，你很笨哎，你这个且经借超过十五年了，你明明可以主张时效抗辩，能不能够做这样的阐明？阐明被告提出这个事实证据，阐明被告提出这个攻防方法。 同样的问题会发生在原告身上。就这个返还借款诉讼，法官能不能看一看状子？说，哎，原告你也很笨哎，笨在哪里呢？你们的借据上面写说约定年息百分之十，约定年息百分之十呢？你可以连利息一起告。你告说什么笨笨的？只有告返还本金，利息没有一并请求。那他能不能够阐明原告假说？ 老兄啊，你要不要把利息请求权呢一并的追加成为诉讼标的，要求法院一并审理？这就涉及到了阐明的界限跟范围。当这个当事人不懂法律，他的陈述有不明了、不完备或者错误的情形，依照法条的文义，你要主动教导他。可是问题来了，那个教导的界限，如果你不教，违反阐明的规定。 如果你教太多，又变成说法院呢破坏中立第三者的角色，球员兼裁判破坏当事人主义的一个基本架构，所以如何拿捏这个分寸就成为考试呢以及学说研究的重点。因此呢，各位把呢看一下我们书上的这个呢一百三十九页以下，整个阐明制度的核心概念，就是在探讨说。 哪些类型的事项可以阐明了所以国家考试全部都是用实例题的，要你具体去分析说，在这个案例里面，某些的事项、某些的事实呢，法院到底要不要负有一个主动教导、主动提醒的一个责任？这就是整个阐明制度呢，国家考试的一个重点所在。好，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同学千万不要死背。 你只要记住整个学说理论的一个争执缘起呢，了解背后的法理思想之后呢，解答相关的问题，还有看相关的一些讨论呢，你的观念会比较清楚。首先，你看到一百三十九页书上帮你列了一堆学者呢的一个见解，标题三的制度功能有什么三人合著啦，骆老师的见解啦，一直到邱老师的见解，那各位记重点就好了。 阐明制度呢？这么多的学说，你只要记呢实物跟传统通说，还有邱老师的见解就好了。来，怎么讲呢？所有的一个争执呢，跟考点呢，都是在问你学说争议。那学说争议怎么记呢？来，传统的通说，你先了解一下他们怎么讲的。 传统的通说见解呢，以民国八十九年为分水岭。为什么以八十九年为分水岭呢？你先厘清整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之后，我们再带你看细部的学说争议跟考题，你会很好懂啊。八十九年之前呢，各位因为一九九之一还没有增订，所以呢，你去看比较旧的补习班解答跟比较旧的最高法院判例。 只要这个题目是八十九年前的考题或八十九年前的判例的话，他们怎么跟你讲呢？他们告诉你说啊，空说的见解呢，在八十九年之前呢，认为说呢，阐明制度的功能呢，是为了要补救辩论主义。 什么意思啊？八十九年之前，国内学界跟实务界的通说认为呢，什么样的东西法官才有义务要教、要提醒呢？只有关于辩论主义的事项，因为原始的一个学说理论，我们把它定性成说，阐明制度是为了补救辩论主义。什么叫补救辩论主义呢？ 辩论主义的基本定义就是事实证据要由当事人主动提出。可是我们上礼拜讲过，辩论主义的假设前提是架构在。 双方当事人有充分的知识能力呢，知道哪些事实证据攸关本案的重要争点，是假设在双方地位均等、武器平等、都有充足的知识能力为前提之下，你放任事实证据由当事人主动提出，这样的辩论主义呢才有意义。那如果说呢，原告、被告其中一方呢？ 知识呢很牛顿完全不懂法律，根本搞不清楚他这个官司哪些是重要的事政那你一昧的采取辩论主义，反而会侵害人民呢诉讼的权利。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传统的通说认为啊，辩论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架构在当事人武器平等的地位上，是架构在假设双方当事人都有充足的知识能力跟法学素养，能够辨认清楚说呢。 自己的这个案件哪些是重要的事实证据？但是呢，往往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实际情形往往老百姓不懂法律，所以为了缓和辩论主义所可能产生的弊端，所以我们干脆在学理上面概念法学的定义就认为说呢，啊，我们设计阐明制度，阐明制度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要补救缓和辩论主义。讲白一点啊 特别针对这些知识能力低落、法学素养不足的当事人呢，科与法院教导提示的义务，教导他们说哪些重要的事实证据跟你这个案件有关，你应该要提出对你比较有利。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八十九年前旧法呢，学说的理论体系呢，先定性说阐明制度的存在，是为了补救辩论主义可能产生的弊端。 既然如此的话，请问同学，当你的前提定性成这个样子的话，理所当然的，你下位阶的理论会怎么衍生呢？你会衍生出来的理论就是啊，什么事项可以阐明呢？ 八十九年前旧法时代呢，学界通说跟判例的见解告诉你，我们思考一个题目能不能行使阐明的时候呢，要符合两大要件。所以阐明的界限呢，等于说是跟你在讲阐明的要件了，哪些前提符合哪些要件之下，法院可以阐明呢？第一个要有阐明的端绪，这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叫阐明的端绪啊？讲白一点啦。 一定要当事人已经有某种程度的陈述跟主张，他已经有讲的了，已经有某种程度的陈述跟主张，只不过这个讲的不明不白而已。但至少他一定要有这些呢相关的陈述跟主张，这叫阐明的端序，抓到一点的头。你曾经有这样的类似陈述或者主张之后呢？ 只不过你的陈述主张不明了，这时候我可以阐明。所以第一个要件叫有阐明的断序，第二个要件叫做呢， <coughs> 要跟辩论主义有关的事项才能阐明。因为呢，回归到基本前提，你把阐明制度定性成补救辩论主义的缺失，所以当然只有跟辩论主义有关的事项才能阐明。于是，请问同学。 什么叫跟辩论主义有关的事项啊？讲白一点啊事实或证据的陈述不明了者，才能加以阐明。这就是传统通说见解下面能够阐明的两大要件。那你光听到这边，马上请你现学现卖。我考题目，等下带你看。你现学现卖，就看黑板上刚刚我们的教科书上所举这个例子。别人不说，请问你。 在这个返还借款诉讼，我如果考你说，法院发现这个借贷关系另有利息的约定，但是原告笨笨的陈述的不明了不完足，没有把利息这个标的一并追加请求。那现在考你了，请问法官得否阐明原告讲令他追加利息的请求，可以还是不可以？那你会发现。 依照八十九年前通说的见解，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你如果阐明原告某甲做利息的追加、诉之追加这件事，涉及到处分权主义，与辩论主义无关。因为辩论主义的定义是事实跟证据的不明了、不完足才能阐明。 但是要不要增加一个利息诉讼标的的主张？这已经涉及到诉之三要素，是处分权主义第二个层次，审判对象、诉讼标的的问题，与事实证据的主张无关，所以不在所谓得阐明的范围之内。所以在旧法的时代里面，你会发现八十九年之前的考题呢，补习班解答告诉你。 能否阐明当事人做诉之追加？能否阐明当事人提起反诉？答案都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诉之变更、追加或反诉，都是涉及到处分权主义相关的事项，与单纯的辩论主义呢并无关联。所以这个在旧法时代都不在得阐明的范围内。可是呢，话锋一转。 新法的架构之下，整个解释论呢变成改采问我们家老师为首的见解，所以八十九年之后呢。 之后呢，民事诉讼法增定了一个很重要的条文，在学者邱老师跟骆老师、刘日派的学者主导之下呢，增定了《一九九之一》，那这个有点霸王硬上弓了。增定了《一九九之一》以后呢，你势必 B 的解释论一定要导向。为什么呢？同学简单看一下《一九九之一》，八十九年增定的条文，在学者的主导下，现在《一九九之一》怎么讲呢？ 扩大阐明的范围了，为什么说扩大阐明的范围呢？因为骆老师他们很早就大声疾呼说，阐明制度的功能应该要定性在补救当事人主义的缺失，不是只有单纯补救辩论主义而已了。这个理由呢，蛮有道理的。怎么说呢？他说，当事人如果武器不平等，一个当事人如果欠缺法学素养跟治事能力的话。 除了不能够主张对自己有利的事实证据之外，也有可能会产生没有办法做呢诉讼标的当事人的一个特定，因为他不懂法律嘛。不懂法律的前提下，除了没有办法期望他提出有利的事证之外。 你也没有办法期望他诉讼标的写对，诉之声明写对，你也没办法期望他说要不要正确的决定提起反诉，开启诉讼程序与否。所以呢，当事人欠缺知识能力，欠缺法学素养，武器不平等的前提下，除了无法充分的攻击防御，提出市政之外，也有可能没有办法针对处分权主义相关的事项。 做最正确的一个主张，所以呢，整个法律理论的定性应该定性成说，法院的教导、提示的阐明责任呢，它的功能呢，不单单只是为了补救辩论主义，应该是连处分权主义呢，也在所谓补救缓和的范围内。 所以其结果就是，我们的法律理论定性成说，阐明制度呢应该扩大解释，这个制度存在的背景是为了缓和整个当事人主义所可能产生的弊端，不是只有局限在辩论主义的弊端如此而已。所以在这个前导法理的思想下，同学看一下一九九之一这个法条，就是教科书上所谓的。 明白的告诉你，阐明的界限不以辩论主义为限，也包含处分权主义。为什么呢？你看条文怎么讲？一九九之一第一项说，一原告的声明跟陈述得主张数项法律关系。 也就是依照你讲的话，你有好几个诉讼标的可以主张，但是你不知道，你只有主张其中一个或两个，就是主张不明了或不完主者，审判长可以小玉呢，令其续名补充。 明白的承认，审判长可以阐明你做诉之追加。你本来你的陈述呢，你可以在法律上两个以上的诉讼标的，但是你笨笨的，你只主张一个。法院呢可以呢认为你的主张不明了不完足，阐明你问你要不要做诉之追加，增加那个诉讼标的的一个主张啊。第二项更清楚。第二项说被告所做的陈述呢。 到底是单纯攻防方法或提起反诉？你把提起反诉圈起来。被告的讲法呢？到底只是单纯的抗辩，还是有提起反诉的这个意思？如有疑义时呢？审判长应阐明。 更是明白的承认，法院可以阐明被告要不要提起反诉，啊，要不要提起反诉，这是处分权主义第一层次的事项，涉及到要不要重新开启一个新的诉讼程序。现在法条都白纸黑字承认法院可以阐明的，所以在增定一九九之一的前提之下呢，最高法院在九十年做了好多的决议，那个决议的内容都是呢。 本院以前某某判例不再援用，为什么最高法院九十年做很多决议呢？不再援用以前的判例，因为以前的判例见解认为只有辩论主义的事项才能阐明。那现在法条修正之后，实务跟通说的见解呢，已经明白的告诉你了。现在连处分权主义的事项也在可以阐明的范围内。 这就是呢，依照传统的通说，以八十九年新法修正为分水岭呢，针对阐明的界限范围跟要件呢所做的一个相关法律论述。那看完之后怎么用呢？同学马上请你翻到一百四十页。 邱老师的特殊见解，等一下再讲，请你先了解传统实物通说的见解，熟悉了之后，我们最后收尾呢，再带你看邱老师的特殊见解。好，那你翻到一百四十页下，同学要用力背的就是这四个名词，很重要，条文都看不到，但是考卷就是要你写这些东西啦请你把这个所谓学说的见解呢，努力用力的背起来吧。来，要背什么东西呢？ 我国的学界经过十几年的讨论之后呢，大家形成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所有的题目呢都可以分成这四种类型。得我们自己透过学说的理论，把阐明的形态分成四种了。哪四种呢？第一个叫做将不明了者为适当的阐明这一种类型。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你用买补习班解答的话呢？ 补习班解答在解阐明的题目的时候很机械，很公式化。怎么个公式化法呢？几乎所有补习班的解答，第一段都写阐明的类型。 也就是一个实例题呢，补习班解答第一段就说细针的题目是构成哪一种的类型，也就是先带入到传统学说的四分法里面，你先判断这个考题的事实呢是学者这四种分类里面的哪一种类型正确之后，第二段再写啊得否阐明。 第二段才去分析说呢，黑板上呢符不符合阐明的要件跟界限？几乎每一本补习班解答都是这样制式化的公式，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因为呢呼应这些传统学说的理论。所以同学来背第一个，我们的分类呢第一个类型叫将不明了者为适当的阐明。哎，这个类型在讲什么呢？同学看一下这个文言文的定义。 当事人的声明或主张影响判决之点不明了或有矛盾的情形，同学只能说吼，你写考卷尽量要求自己写这个文言文啊，真的很勉强背不起来。我们等一下再翻译白话文给你听。什么叫做呢？将不明了者为适当的阐明呢？来翻译成白话文，各位看了书上教科书所举的这个例子，譬如说当事人要求返还 A 这块土地。 一开始说呢，可能起诉状写 A 的土地呢地号地址为一百三十号，但是随后的开庭笔录或随后的状纸呢，却把 A 这块土地的地号或者地址呢写成一百零三号，那法官就很困惑了，你前后写的不一样，到底这块土地正确的地号是一百三十号还是一百零三号？有必要呢阐明命当事人讲清楚。 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可不可以行使阐明权，问当事人说：“老兄，你前后讲的不一样，你这块土地正确的地号到底是一三零还是一零三啊这件事情，法院可不可以问他行使阐明权呢？那这种类型呢，所有的见解都一样，采的是肯定说，我们肯定第一种类型，这种不明了者为适当的阐明呢，是被允许的。 为什么呢？同学仔细看考卷上写的法学重点何在呢？因为这一种类型呢，它的定义就是呢单纯事实上的描述不一致。所以你写考卷记不得文言文，你就把这白话文翻译下。什么样的考题是属于第一个类型呢？第一个类型的定义就是当事人针对单纯事实上的陈述不一致。 哎，什么叫单纯事实上的描述不一致呢？土地的地号到底是一零三还是一三零？这件事的法律评价叫单纯事实描述的不一致，或单纯事实陈述的不明了。那这种呢，我们承认可以阐明。为什么呢？来回到黑板上，这卷三要写详细。你可以阐明的原因是第一个有阐明的端序 这个类型的特色就是当事人有讲，他有讲说，我有一块 A 地土地呢被人家侵占侵夺，所以呢他有提到 A 地这件事，有阐明的端绪，而且呢他讲的不清不楚的东西是跟辩论主义有关，单纯事实或证据陈述的一个不一致不明了啊所以呢你就算是依照八十九年前旧的通说见解。 这个类型也一定被评价为可以阐明的事件。好，紧接着你再往下看，第二个类型叫做诉讼资料补充的阐明。这类型是各位在教科书上最常见的。来，这个类型的定义叫：当事人已经提出若干的资料，为仍有欠缺，可以寻得阐明的端绪，为其法律上的陈述仍未明了者。 一样的，吼，这个文言文真的记不起来的话，麻烦你翻译成白话文。在翻译成白话文之前，你看一下书上举的例子。第二种类型最常见的案例，就是教科书上常举的黑板上这种情形。假象你要求返还借款，被告怎么讲呢？哪有人借了二十年后才想要催讨的？ 这各位呢，台面上每一本民宿的教科书都举一样的例子后，因为这个例子最好说明第二个类型。第二个类型的特色就是找得到被告的阐明端序被告有讲一句话说，哪有人借了二十年才想要讨的？他自己嘴巴讲出呢，已经借了超过二十年这样的陈述。可是呢，各位发现这一种类型的特色就是啊。 当事人虽然有阐明的端绪，有讲说经过二十年这个事实，可是呢，事实所含涉的法律评价不明。所以第二个类型的定义就是啊，事实所含涉的法律评价不明。 什么叫事实所含涉的法律评价不明呢？哎，这个被告讲说呢，哪有人借了二十年不还？他并没有白纸黑字的写说我要主张时效抗辩。如果是念法律的法律人呢，我们绝对不会写说什么哪有人借了二十年不还，不会这样写。我们一定在状纸上讲说。 被告主张时效抗辩，抗辩请求权利于时效，这是专业法院的写法。可是你不能寄望老百姓有这么强的一个法学专业素养，所以老百姓可能很机械、很直觉的讲说，哪有人借了二十年才还？好啊，他讲这句话可能有两种意思，第一种叫做。 他不想还，真的有主张抗辩拒绝返还的意思，只不过他不知道他这个抗辩的专有名词叫时效抗辩，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他纯粹碎碎念、发发牢骚，如此而已。他还是想还钱的，并没有不想还钱的意思。所以，单纯从你这一句话，你到底只是呢碎碎念的发牢骚，还是说呢你有主张不想还钱、抗辩、抗拒还钱的意思呢？这时候，法院就要行使阐明权了。阐明问你被告，问清楚说，你刚刚讲那句话是说你不想还钱，因为你觉得时间过太久。 不想还钱的，还是说没有别的意思，单纯碎碎念而已。那如果被告讲说呢，我是不想还钱了，那么代表说被告有行使时效抗辩的意思。所以被告到底有没有行使时效抗辩，有没有主张于时效的意思？如果争议不明的话，法院也要行使阐明权，阐明清楚说，你刚刚讲那句话。 有没有所谓的法律上主张时效抗辩的意思？所以第二个类型呢，传统通说告诉你它的定义就是，当事人有讲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含涉的法律评价不明。像书上的例子，你讲这个事实到底有没有时效抗辩的意思？那有无时效抗辩的意思，涉及到就是法律评价问题。所以呢，回到书本上，请问你。 一跟二这两个类型差在哪里呢？这两个类型的共通点都是有阐明的端序而且第二个共通点是都是涉及到辩论主义事实证据陈述不明了的问题，这是共通点。相异点在哪里呢？相异点是第一个类型的定义是单纯事实上描述的不一致不明了，第二个类型的定义是。 事实含涉法律的评价不明，这里对照书上所举的这两个案例呢，看一看这个观念的分水岭呢，很容易加以区隔。那这两个类型都是不管八十九年修法前还修法后，传统通说实务一概承认的，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都符合了传统的要件，既有阐明的端序也在辩论主义相关的范围内，都是单纯的跟事实证据的描述有关的事项，那当然可以成为阐明的一个对象。好，那有争议的，你看一下书上第三跟第四个类型，这是晚近的比较热门的一个考法。 各位，第三个类型呢，学说上的专有名词叫“除去不当的阐明”。这个类型什么定义呢？同学看一下，当事人的诉之。 当事人的诉之声明或主张呢有错误或者不适当者，审判长应小玉令其改为无误或适当的声明或主张。来，这个类型是什么定义呢？一看你就知道，跟处分权主义事项有关的一个陈述。 所以，如果你懒得记这个文绉绉什么声明或主张呢？依该事件观之为错误或不适当，你记得起来最好了。啊，记不起来就直接翻译成白话文。涉及到处分权主义的事项。 涉及到要不要开启一个程序，要不要终结一个程序，还有审判的对象、诉讼标的、诉之声明对与错呢？反正跟处分权主义有关的事项，如果你的陈述不明了、不完整、有所错误、不当者呢，法院能不能阐明、教导你说，请你更正或者请你做正确的陈述呢？例如你看书上所举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甲自己主张意思表示错误，然后向法院要求撤销买卖契约。 各位看就知道，诉讼标的跟诉之声明写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民法上的意思表示错误的撤销，不需要以诉讼为之，只要通知对方撤销意思表示即可。通知完之后，如果你们对于买卖契约的存在与否有争议的话，应该是另提确认买卖关系存否之诉来救济。 所以正确的诉讼类型、诉讼标的、诉之声明的主张是确认买卖关系不存在，而不是打一个什么撤销买卖契约之诉，没有这种东西啊。所以如果当事人是打撤销买卖契约之诉的话，标准的呢，诉讼标的跟诉之声明呢主张错误，构成除去不当的阐明。好，这个类型，同学看一四一页。 你现在看到一百四十页这个万年考古题，就不会觉得很奇怪，你就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有争议了。来，除去不当的阐明要不要承认传统的实物通说是否定说，例如最高法院六四年这个判例，哎，为什么传统是否定说啊？各位，你回到黑板上看就知道了。 八十九年之前呢，我们通说的定义是啊，只有辩论主义的事项才能阐明。所以第三个类型，明显的就是呢，跨出辩论主义之外，涉及到处分权主义的事项。那么，凡是涉及到处分权主义的事项，旧法时代评价为不得阐明，所以才会有你现在看到那个早期的什么六十四年台在字一五六号判例，告诉你说呢。 凡是这种什么有情势变更啊，要改声明、改标的的呢，并无阐明的必要，理由就在这边。 可是你看一下晚近呢学界通说的见解，八十九年之后一概才肯定说，因为整个立法的前导思想不一样了，我们把阐明制度的功能已经定性成是为了补救当事人主义，所以跟处分权主义有关的事项，当然也可以在得阐明的范围之内。你在厘清整个理论的背景之后呢？ 看这些学说争议，你会觉得非常的简单，完全不用死背。好，那第三个类型讨论完之后，最后来看第四个类型。来，第四个类型，学说上给它的专有名词叫新诉讼资料提出的阐明。那这个类型是什么意思呢？看一下书上文字的定义，第一句话，请你圈起来：当事人根本没有做任何的陈述主张。 也不能从其他的陈述声明中寻得任何阐明的端序者，请问你此时审判长可否主动小玉呢？当事人为新的声明或陈述？哎，定义看完之后呢，很好懂，什么意思啊？这一个类型的定义就是，当你发现当事人什么话都没有讲，一点点的头，一点点的阐明端序都没有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很鸡婆的跳进去教他怎么主张权利？这就是第四个类型，所谓新诉讼资料提出的阐明。那想当然了，你看一下一四页以下这个争议，再翻到一四二页的解答。这种类型要不要承认呢？现今的通说跟实物见解才否定说，为什么呢？回到黑板上看就知道。 因为这个类型根本欠缺第一个要件，所以国内的通说认为，即便是依照八十九年修正后的新法，我们也不应该放宽承认这个类型。因为这个类型的前提是当事人根本没讲，连边都沾不到，连一点点的阐明端绪都没有，连一点点的阐明端绪都没有的前提下，如果准许法院。 主动介入教导当事人的话，无疑是破坏法院中立第三的角色，等于是法官球员兼裁判。所以，像刚刚黑板上这个例子，如果题目考你了，甲告乙返还借款一百万，某乙到庭的时候始终沉默不发一语。 某乙来开庭装哑巴，什么都不讲，什么都不讲的情况下，法官能不能自己翻卷宗说，哎，某乙你怎么那么笨啊？这个借据超过十五年的，你可以主张时效抗辩，能不能做这个阐明呢？不行，因为它属于第四个类型，被告什么话都没有讲。 根本没有任何阐明的断续，你不可以做这种新诉讼资料提出的阐明，否则会严重破坏当事人主义的基本架构，也会产生了破坏法院中立第三人角色这样的一个疑虑。这是呢四种呢学说上呢创设出来的阐明类型呢，以及解释论上是否应该承认呢有这样的一个不同学理上的一个论述。 好，先简单的把这个四分法的类型概念呢，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一样先不要管邱老师的见解呢，我们带同学先来看题目。来，往后翻呢，看一下呢一百四十七页。先看一个呢典型的司法官考题，九十年司法官这个题目，这种题目呢写考卷的技巧重点在哪里呢？ 来，你看题目所问你的，下列两个案例呢，审判长、法官在审理时有没有阐明的义务？如果有的话，阐明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来，第一小题看清楚哦。债权人甲主张债务人乙呢，积欠借款未清偿，所以就列债务人乙跟普通保证人丙为共同被告，要求乙丙呢返还借款。来，你把返还借款呢圈起来。 丙在言辞辩论，其日虽到场，但是没有主张先诉抗辩权。来，这个题目呢，你看完之后眼睛尖一点的话，两个争点，哪两个争点呢？第一个，你是列乙丙，就是列债务人跟保证为被告，但是你的声明却是返还借款，诉之声明是返还借款，一看就知道对丙的声明错误。 因为各位，我们以前在讲共同诉讼的时候，很清楚的告诉你，你列债务人跟保证人为共同被告，你在实体法上呢是主张两个不同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甲可以对债务人乙要钱，是基于甲乙间的借贷契约；，而你可以跟丙要钱，是基于你跟丙之间独立的保证契约。诉讼标的并不相同。 所以正确的声明是声明已返还借款，但是声明丙呢，则是履行保证责任。你对保证人呢，不能够声明说返还借款。 因为保证人不是跟你借钱那个人啦，冤有头债有主啦法律关系搞清楚，保证人跟你之间只有保证契约，可没有借贷契约，所以他在民法上，在诉讼实务的上面呢，他是要负一个履行保证责任的义务，不是借款债务人的借贷人，所以你对他的诉之声明是要求丙呢履行保证责任。 不是叫他返还借款，他可不是借贷人，不是借贷关系的一个权利义务主体啦。所以你这样写呢，第一个错误就是呢，要求判决乙丙返还借款呢。你的考卷上第一段要写，针对要求丙返还借款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第三个类型，除去不当的阐明。 你对保证人的诉知声明不能这样写，写错了。那诉知声明的错误刚好是典型的诉知三要素的错误，是处分权主义第二层次的问题。好了，所以呢，你把这个题目的重点写一下。第一段你就写了，德否阐明呢？第一个争点就是啊，对丙的这个声明写错了。那么呢？ 能否行使阐明，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题目呢？是第三个类型，除去不当阐明类型，先陈述完之后，最后的结论才肯定说。理由不再重复，刚刚书上第三个类型讲过了。因为八十九年后增订一九九之以后呢，我们上位概念的指导法理思想认为，缓和当事人主义的缺失。 所以只要有阐明的端序的话，基本上处分权主义的事项也在可以阐明的范围内。那这个题目很显然是有阐明的端序因为甲对丙确实有主张权利、行使权利的意思，只不过他不懂法律，数字声明写错了如此而已。所以你要对他行使第三个类型，除去不当的阐明。好，再来，你往下看，题目还没完哦 丙呢，这个保证人在言辞辩论虽到场，但未主张先诉抗辩，代表什么意思呢？第二个你要写对丙呢可否行使第四种类型新诉讼资料提出的阐明。 为什么呢？这个题目你多看两眼就知道它的争点在哪里呢出题者明着跟你讲，丙人有道有道场，但是完全没有提到，没有任何阐明端绪，他完全不知道有先诉抗辩权这件事情。 那你要不要主动教他说，老兄你好笨哦，翻一下民法七百四十五条，普通保证人可以主张先诉抗辩权，你可以抗辩说债务人没有还钱之前不能找你要啊法官能不能用鸡婆呢，阐明这个保证人行使民法七百四十五条的先诉抗辩？ 通说见解认为不行，因为在完全没有任何阐明端序前提下，如果可以这样搞的话，那等于破坏了法院中立第三人角色，也完全破坏了。 当事人主义的一个基本的诉讼法理的一个结构，这是呢第一小题呢两个衍生出来的小考点，分别考你第三个类型跟第四个类型。那同学在考卷上分点分项呢，把该写的重要关键字点出来就好了。好，紧接着再看第二小题的部分。 来，第二小题，甲主张乙把所有的土地卖给甲之后，不履行乙转所有权的义务，反而又把土地转卖给第三人丙，并且完成登记，这就是典型的一物二卖了。出卖人乙一物二卖，把同一笔土地呢，先卖给甲，再卖给丙，这就是你民法上典型的一物二卖。 乙卖之后呢，乙呢最终选择把土地的所有权移转给后面的买受人丙。那第一个买受人甲就不高兴，列乙为被告，起诉要求乙呢应将 A 地的所有权移转登记给甲。各位，第二小题有够简单。你呢如果观念清楚的话，第二小题很明显的发现，甲告乙这个诉讼叫声明错误。为什么声明错误呢？ 题目的前提都告诉你说，土地的所有权已经登记给第三人丙了。现在土地的所有权都登记给丙了，某乙根本就不是土地所有人的身份，不是土地所有人的身份，你还要求他呢履行土地所有权登记的义务，这个呢叫做呢声明错误了。 正确的声明应该是命这个呢某甲呢负一个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才对，因为你出让的某乙一物二卖，一物二卖的结果呢，你势必对其中一个买受人呢要负债务不履行的责任。 所以正确的写法应该是，既然已经给付不能了，你应该是要求出卖人某乙呢，负一个呢债务不履行的金钱损害赔偿责任，而不是声明他做原物给付，还要他移转土地的所有权。所以呢，原告甲这样的一个主张陈述构成第三个类型呢，除去不当阐明，依照现行通说的见解呢，应才肯定说，肯定他可以做这种类型的一个阐明。 这是第二小题呢，九十年司法官要同学回答的一个重点。好，那么这两个小题看完之后，这是呢依照通说见解、传统学说之下呢你在考卷上要写的点。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邱老师的一个特殊见解。阐明的考题呢最头痛的就是，万一是邱连功老师出的题目的话，那各位要特别小心了。来，你往前翻一下。 看一下一百三十九页，邱老师的特殊见解，特殊之处就在于他完全不甩刚刚黑板上的这一套逻辑。我们刚黑板上跟你讲半天哦，什么补救辩论主义啦，补救当事人主义，所以要什么有阐明的端序等等呢这一些叫传统学说跟实物通说的见解。 但邱老师的理论最特殊的地方是，邱老师说啊，思考阐明的制度呢，他完全从另一个方向切入。他怎么说啊？他的文章上提到，阐明制度的存在根本和什么当事人主义、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没有关系了。所以他劈头第一句话就否定传统学说的前提。一开始邱老师就说，民事诉讼法设计阐明这个制度。 不像你们讲的什么要补救辩论主义啦，什么补救当事人主义，跟这个没有关系啦。他认为传统通说一开始出发点就前提错误，所以他自己另成一脉，提出一个理论。他怎么讲呢？倒也蛮有道理的。邱老师说啊，民事诉讼法之所以设计阐明的制度，他的前导法理思想，就像我们书上讲的。 法理思想的重点是在纷争解决一回性，跟避免突袭性裁判。所以各位写出老师的题目，关键字点出来就好。原来他一开始的前导法理思想就跟通说不一样。他认为呢，立法者之所以要求法官要教导、提示、要阐明，目的不是在什么补救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跟这个没有关系。目的是为了避免对当事人造成突袭性裁判。 以及呢，达到纷争解决回信，所以很多补习班的用书把邱老师的见解称为最广义说。因为你依照邱老师见解的话呢，讲白一点，几乎所有的案件都可以阐明。因为只要你阐明的结果有助于达到纷争解决回信，而且呢，或者是可以避免突袭性裁判的话。 只要阐明的结果有助于纷争解决回信，或者有助于避免突袭性裁判的话，他一概从宽解为法院可以阐明。所以很多台大法研所的考题考到阐明的时候，最后的结论都是法院可以行使阐明权。好，那最典型的一个跟通说见解的不同呢？同学看一下黑板上，今天假设你看到一个题目长这样。 的理论里面呢，甲告乙呢，买卖契约求给付 A 物。好，题目说哦，这一个双物契约的诉讼里面，被告某乙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连一点阐明的端绪都没有。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说，某甲也还没有给他嫁金，所以被告从头到尾并未主张，并未陈述说，原告某甲尚未给付嫁金这件事。 完全都找不到任何阐明端序请问你法院能否阐明被告已说你可以提起反诉，双务契约你可以提起反诉，要求甲呢要给付价金一百万给你，能不能做这种反诉的阐明呢？哎，这种考法同学脑袋动一下就知道，依照传统的通说见解不可以，因为根本欠缺阐明端序你不能够做这个阐明。 但依照邱老师文章上的讲法，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有助于纷争解决一回性。因为如果你不阐明他的话，到时候法院判甲胜诉确定，确定之后呢，乙又可以重开一个诉讼，要求甲的给付价金。 他明明是同一个双务契约衍生的纠纷，你为什么不干脆阐明一下，让他们合并在一个程序本反诉一起解决？你不阐明啊，到时候甲告赢了，某乙又重开一个诉讼程序，独立要求甲的给付价金，如此一来反而浪费司法资源，没有办法达到纷争解决回信。所以只要有助于纷争解决一回信的前提之下呢，都一概从宽解围呢。 当事人呢可以，这个呢法院可以对当事人行使阐明权，所以在邱老师的前提下，他题目的解答根本不像传统通说，他的文章里面根本没有再跟你分什么四大类型啊也不跟你分什么呢，补救处分权主义还辩论主义，更不跟你谈有没有阐明端序，他的整个思考逻辑完全跟传统的这一套理论体系。 不一样，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貌，所以写它的题目反而简单。反正只要有助于纷争解决回信的，纵然没有阐明端绪，纵然是跟处分权主义有关的事项，也一概全部从宽解围，得为阐明。除此之外呢，甚至有更加这个扩张的，除了纷争解决回信之外，如果呢？ 会有造成突袭性裁判的危险的话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应该从宽解围呢？法院可以行使阐明权。那什么叫做突袭性的裁判呢譬如说这个东西。 假设说呢，今天呢，法律上来讲的话呢，题目改成这个样子，甲告乙告什么呢？甲告乙呢，现在告一个确认买卖契约不存在，或者说啊。 民法两百四十四条撤销诈害债权之诉等等，那么以黄色粉笔这个呢，说明起来会更具体点。撤销诈害债权之诉呢，同学都知道，凡是形成之诉啊，几乎都有所谓除斥期间的一个限制。那么呢，民法的基本理论告诉你，形成权除斥期间呢有无经过呢？那么呢，是属于法院可以职权调查事项。好，于是题目怎么考你呢？ 如果甲认为说乙丙之间有一个诈害的法律行为存在，所以他要提起一个呢撤销诈害债权的诉讼，主张乙丙之间有脱产的行为后诈害甲的债权，所以甲要告乙丙的这个民法两百四十四条撤销诈害债权的诉讼。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发现说，哎，不对哦。 因为依照民法二十五条的规定，反正形成之诉呢，立法的游戏规则几乎都有所谓形成权除斥期间的限制。那么呢，你打这个撤销诈害债权之诉啊，依照两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呢，你的形成权是一年的所谓的除斥期间。法院发现说啊，某甲呢，你老早就发现乙丙有诈害的行为，一年前老早就发现。 啊，你现在到这个撤销诉讼，好像已经逾越了一年的除斥期间。可是这个逾越一年的除斥期间呢，双方当事人都不懂法律，笨笨的，没有人知道有二十五条这个规定。所以甲乙丙呢，从他们的陈述跟诉状当中都没有提到说呢，撤销权已经呢逾越除斥期间这个事实。那请问你了。 法院要不要行使阐明权？阐明当事人说这个诉讼标的好像可能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的，能不能够阐明呢？如果依照通说的见解，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一样又是没有阐明的一个端绪了。那么没有阐明端绪的情况之下，通说的见解认为不可以，可是邱老师怎么讲呢？邱老师说哦。 如果你不阐明让当事人知道，然后就自己依职权呢判原告假败诉的话，判原告假败诉的前提之下呢，很容易对当事人产生突袭性的裁判，因为当事人根本毫无预知到说呢，原来除斥期间有无经过，这个是本案的重要争点。 他都完全不晓得说，他主张的诉讼标的居然有这个除斥期间的限制，他也完全都不清楚说，原来这个事实、这个争点呢，会影响到他诉讼标的的胜败。当他毫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不教他，不阐明他，直接最后一个判决书说他败诉了，因为除斥期间经过了。这个虽然判决内容完全合法，但是难免对当事人产生突袭性的裁判。所以，为了避免突袭性裁判的发生呢？ 攸关本案诉讼的重要争点、重要的攻防方法呢？如果当事人不知情、不知主张的情况之下，你还是得做行使阐明的动作，阐明当事人说：“哎，老兄啊，你如果要主张二四四这个标的的话，注意一下你的除斥期间，好像经过一年了。”这样阐明的结果呢，可以避免呢将来对当事人产生突袭性裁判。 同时也有助于纷争解决一回信为什么呢？让甲有机会知道说，哦，原来我这个撤销权呢，已经经过一年的除斥期间，这样告可能会输，可能会输。他知道这个事实重要争点之后呢，他可以考量说，哎，啊，我这个诉讼要不要干脆做一个诉之变更？既然撤销权呢这个形成之诉走不通了。 我要不要干脆改为呢？ 我的主张变更成，我干脆直接说你们两个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直接改打确认诉讼，确认乙丙间的法律行为无效不存在。我自己斟酌一下，看看要不要干脆呢，从撤销之诉改成确认之诉，改成主张你们根本是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无效，这样好像呢反而比较快一点，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诉讼风险。所以阐明的结果。 一来可以避免突袭性裁判，二来也可以达到纷争解决回信。否则你不阐明，就直接判他二十四次败诉，判他败诉之后，他将来的另起炉灶，另外重新主张说乙丙的法律行为通谋虚伪意思，所以我要改成确认乙丙间法律行为不存在。那不是呢？同时又浪费司法资源，又重开了一个诉讼程序。 所以在这样前导法理思想之下，周老师呢在思考阐明制度呢，全部都是以呢，只要阐明的结果有助于达到纷争解决回信，可以避免突袭性裁判产生，他一概从宽解为呢，法院应该要尽量行使阐明权。所以相关案例的解答上面来讲呢。 你有时候会看到文字说明的论述上，彩秋老师解答的模式呢？那具体个案呢，就会形成截然不同的一个呢解答内容，不同的学说体系出发呢，去解答呢相关的考题呢，那个文字叙述还有答题的方向，就会呈现的截然不同的一个风貌。那简单的把这个观念呢，跟同学说明一下。所以往后看，回到刚刚我们的九十年司法官这个考题。 来，九十年司法官这个考题呢，你看一下第一小题。第一小题，我们来刚刚黑板上提到有第二个争点，丙在言辞辩论其日，保证人虽到场，但未主张先诉抗辩权。没有阐明的端绪，没有主张先诉抗辩权的结果呢？请问你的 这个时候，法院能不能阐明丙阐明保证人说：“老兄啊，你知道民法七百四十五条有先诉抗辩权的规定，你要不要主张先诉抗辩权呢？”依邱老师的见解呢，他反而认为呢，可以。为什么可以啊？因为如果你不阐明丙，不让他主张先诉抗辩权的话，你不阐明他，最后法官会判甲对丙的胜诉，等于说丙呢。 必须要履行保证责任，那丙必须要履行保证责任有什么不好呢？会违反纷争解决一回性，而且造成突袭性裁判。怎么讲呢？当事人今天就是不懂法律，不知道先诉抗辩这个东西，你完全没有阐明他，突然判决书就寄给他，判他败诉，对丙来讲会有突袭性裁判的问题。不仅如此。 将来也可能徒增法律关系复杂化，徒增受累。怎么讲呢？你现在不阐明的结果呢？那么将来法院呢就会判甲对丙胜诉。好，啊判甲对丙胜诉有什么不好呢？这个跟我们之前共同诉讼讲过的东西相关联。 你题目是说，同时列这个呢，债务人跟保证人为被告，所以你不阐明保证人丙，不跟他讲说，他可以主张先诉抗辩，导致他受败诉的裁判，也就是不阐明的结果，法院最后判甲对乙丙都胜诉，啊，乙丙对甲都败诉。好，假设是这种情况，甲对债务人跟保证人丙呢都胜诉。 都胜诉的结果呢？将来万一这个甲呢拿着这个胜诉的判决呢，分别去做强制执行，哎，他对债务人也胜诉，对保证人也胜诉，所以将来他申请执行的时候呢，有可能是两个人都执行到了。他明明只借去一百万，结果呢，假如他对债务人执行，对已执行就已经执行到一百万了。 啊对丙呢，又依照胜诉判决一样可以申请执行，又执行到一百万，那这时候其结果不就是将来执行程序终了，丙还要另对甲提起一个不当得利返还诉讼？因为你已经对主债务人的执行请求有结果了，你为什么要重复执行我的财产？你反而变成债权人不当得利，所以会导致说呢？ 丙对甲呢，将来执行完成后，可能在另对甲呢主张呢所谓的一个呢不当得利返还的诉讼，或者甚至甲对丙执行程序进行中呢，丙又对甲另提异议之诉加以救济，不管是哪一种。 都会造成呢无法纷争解决回信呢，徒增后续法律关系的一个复杂化。所以呢，为了呢避免突袭性裁判以及纷争解决一回信起见呢，我们尽量希望呢放宽阐明的界限。 所以导出来的结论就是，凡是有助于纷争解决回信，或者有助于避免突袭性裁判的情形呢，在整个学理上尽量从宽解围呢，法院可以行使阐明权了。这就是呢不同的学说理论切入的前提之下，解答的方向呈现截然不同的一个内涵。那借这个考题呢，跟同学稍微对照一下呢，两派不同理论呢，在具体该案解答上的一个差别。 那这个题目看完之后，其他书上所列的考题呢？时间有限，我们就请同学有空的话呢，自己再看一下书上相关的一个文字解答，课堂上就不再重复。好，整个这阐明制度呢相关的重点，我们就全部为同学说明到这边。那这个呢，言辞辩论程序第六个单元呢相关的概念，我们跟同学呢正式的介绍到此。 那这些部分看完之后呢，一百五十四页以下有一些呢期刊论文整理的小专题啊，什么协议简化增减程序用等等，这些呢都请同学回家有空的时候呢，自己花个十分钟，把这些呢比较琐碎的一些期刊论文的法学概念论述呢，自己稍微看一遍，稍微呢针对一些法学理论呢，有一点点的粗浅的了解就可以了，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书上呢。 用一个简单的小专题跟各位做一个介绍，这个你有兴趣的话，麻烦你自己呢稍微的看一下。那整个第五章呢，关于这个民事诉讼的审理原则、诉讼程序的进行细节呢，我们就把诉讼法上总论的这几个单元呢，跟同学介绍到这边。最后，你来看总论的第六个单元。 第六章叫判决概论，这个总论的编排呢，就完全按照诉讼程序的进行。前面第五章呢是在讲的诉讼程序进行的细节啦，跟你讲一些呢这个立法的原则啦，还有言辞辩论程序、准备程序等等的这一些诉讼进行相关程序的规定，在第五章呢做一个总论的介绍之后，那现在进入第六章。 第六章当然要进入判决的阶段，这是整个逻辑运作上当然的步骤。前面跟你介绍审理的步骤，所以介绍了准备程序、言迟辩论程序。介绍完审理的步骤后，当然最后进入到判决的步骤。所以整个章节的编排呢，第六章的标题就叫判决概论。审完了，当然最后要下判决了。所以呢，第六章跟你介绍。 民事诉讼法上所称的判决呢，有哪些定义论跟解释论的特色？要请同学注意的地方。那整个第六章呢，一般的教科书跟补习班的用书呢，分成三个小单元。来，第一个单元最简单，判决的基本定义跟它的内涵。那第二节呢，在十六页称为判决的更正跟补充。 这两个单元在国家考试不常见，但是，一旦出现，拜托你哦，分数一定要拿到，因为呢，一旦出现，都是一些呢老掉牙的万年考古题，每年在那边重复的那个泛热潮后都考一样的概念，有念就有分啦，一二节要合起来一起看。 有的时候，同学觉得诉讼法呢不好懂呢，其实呢，某种程度来讲哦，是章节的编排呢跟书籍的写法不好，让你没有办法架构体系观念，都会沦为断章取义。只要有人稍微带你串联一下这个架构的话，你去看这些章节法条的内容呢，就会亲切很多。有一个体系架构之后呢。 再去研读相关的内容呢，你就不会有看不懂这个条文在讲什么这样的一个疑问了。那第六章这个单元最典型啊，所有的教科书的分类都一样，第一节叫什么判决的定义，然后第二节跟你谈判决的更正补充二三二二三三，但是这样分红其实很不好。 容易误导你，让你没有办法先架构基本观念。比较正确的一个呢方式，应该是合在一起看，也就是哦，一、二节根本在讲同一件事哦，真的没有必要硬拆成两个单元。怎么说呢？第一节跟第二节合起来呢，同学先回到黑板这个体系表，加上你复习的时候呢，懒得看书上呢这么多的复杂的文字的话，你就把你的笔记简单拿出来。 我们帮你把书上一二节的这三十几页的内容全部浓缩成一个很简单的树状图体系表，将来你复习的时候一分钟，全部把这几页的内容呢，通通都搞定。来一二节呢合在一起呢，首先同学要了解的是立法者要跟你介绍的重点，就这么一句话。第六章呢整个单元就跟你讲这件事而已。 讲哪件事啊？立法者率先在总论里面呢，告诉同学说，法院判下来的东西做成的判决呢，难免会有瑕疵嘛。法官不是神，判决的内容难免会出错。好啊，一旦出错之后，如何救济？整个第六章的核心观念跟考点就这个东西。 是浓缩起来的一个上位概念，就是黑板上讲的，要教同学说民事诉讼法上所谓判决有瑕疵有问题呢，到底有哪几种类型？还有呢，这些类型应如何救济？这就是整个第六章呢核心要讨论的一个观念。好了，在这个观念之前呢，你先翻到第一节六至一页，抱歉，六至二页。 在进入到黑板上这个重要提示之前呢，我们先把一些呢很琐碎的名词定义呢，很快带同学看一下。第二页这边呢，首先呢第一节讲基本的定义。定义呢，什么叫判决呢？就是法官针对本案胜败诉的新政呢，行之于文字，做成法定的书面，对外加以表示。 那这个胜败诉的认定呢，行之于书面对外做成的表示，就叫判决书嘛。非常简单的定义，不用看，也许你自己都写得出来。再来第二个标题呢，种类。这个标题呢，书记官考过问答题啊，他只是跟同学讲一个很基本的观念，什么观念呢？法院对外的意思表示呢，除了判决之外，还可能有裁定。 我们一般约定俗成呢，都习惯这样念。哎，习惯怎么念呢？裁判、裁判这两个字念得很顺。那么呢，教科书上先跟同学讲，裁判吼，精确来讲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它是裁定书跟判决书的合称。 我们一般讲的裁判是个笼统的用语了，这个裁判的裁呢，指的是裁定书的意思，判呢指的是判决书。那么强调的重点就是啊，一个实物的观念。这个观念，各位同学如果是在校生，可能你很陌生，但只要办过实物的吼，不用人家讲，你也知道什么意思呢？我国诉讼法上，法院对外意思表示的文书有两种。 一种叫裁定书，一种叫判决书，所以裁定跟判决的共通点都是，他们是法官的意思表示对外所做成的书面。你把你的意思表示，把法院认定的结果呢，行之于外，对外公开记载的书面，这个就称为裁定书或判决书。那既然如此，同学问。 同样都是法院呢，把他的意思，把他的一个新政呢记载对外公开表示。那既然如此，为什么硬要细分成裁定书跟判决书呢？这样分其实很简单，只是呢实务上的一个便宜措施，如此而已。怎么讲呢？直接听结论了。判决书的格式呢比较慎重，也比较繁复。 因此，立法者怎么讲呢？法官的案件量很多，工作量的负荷很重。如果大大小小的意思表示都要用这么慎重、繁复的书面格式来制作的话，法官会过劳死。后，所以判决书既然它的格式呢比较慎重，制作的程序比较繁复的话呢，所以立法者就说。 哎，那我们呢？不要大大小小的一些事情都要用判决书来写呢，这样对法官来讲呢，工作负荷过大。举例来讲啊，我今天只是叫你补缴裁判费，我只是说呢，你欠了我三千块的裁判费没有缴我光要命你补缴裁判费这件小事。 如果你都要求法官要写成判决书，有固定的格式，起承转合，还有主文、事实、理由，还要把两兆的陈述主张呢写的这么清楚的话，开玩笑哦！光是命你补缴三千块，你叫我写个七八页、十几页的一个判决书呢，太离谱了。所以，针对这种的技术性简单的事项，我们制度的设计上应该要简化一下法院书类的格式。 那么简化书类的格式呢，可以节省法官工作的负荷，所以我们除了判决书之外，就创设出裁定书这样的概念。所以裁定书跟判决书的区别呢，纯粹是立法政策的考量，针对一些比较简易的事件呢。 特别设计一些简化的书类的格式，那么法院只要依照这个简化的格式呢，做成书面对外为意思表示即可。因此，在现行的一个诉讼实务上来讲呢，民事诉讼法就规定的很清楚，什么样的情况才用判决书啊？只有关于本案胜败诉的认定。 实体判决胜败认定的阶段，你要慎重的写判决书，交代说你为什么判人家胜诉，为什么判人家败诉，理由如何，胜败的预知，实体的判断呢，必须要呢详细周延、慎重的以判决书的方式为之。除此之外，只要跟实体胜败无关，一切程序技术事项认定。 你只要用裁定的方式为之即可，所以啊，裁定命你补缴裁判费，裁定停止诉讼，为什么都用裁定的方式？ 因为这些动作都跟胜败无关，都是程序进行的一些琐碎技术事项，书面一两页的裁定书，简单扼要记载要旨就好，不用像判决一样这么啰嗦的格式，还要你起承转合写的这么仔细，不用了。这就是概念上来讲的判决书跟裁定书的一个区别。 那详细的一个文字对照跟法条的依据呢，同学可以自己看一下第二页、第三页这个表格。那么裁定跟判决，除了刚刚黑板上讲的，你把立法的背景呢了解之外呢，当然有一些细部的一些法条规范的不同，你要注意一下。那么最重要就是你看一下救济的一个部分。 我国的诉讼法规定，针对判决不服适用上诉救济，针对裁定不服适用抗告救济，所以救济的方式不一样。那当然呢，你补充一下，救济的期间也不一样了。上诉要在二十天的不变期间，那么呢？ 裁定不服是抗告，抗告呢，则是在十天的法定期间内。所有这些很琐碎的救济方式，救济期间的不同呢，这里条文对照下，非常简单，纯粹记忆的一个观念。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把第二个标题呢，裁定跟判决的分类呢，以及呢区别的实意呢，简单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至于呢，第三页里面提到的第三个大标题，判决的分类。 这个判决分类呢，国考也蛮重要的，但是今天先不讲，因为这些专有名词，像什么中间判决、终局判决啦，什么全部判决、一部判决，同学注记下，这个在你书上下册三百八十一条以下到既判例判决的章节呢，再做详细的论述。 今天你只要呢看一下这个标题后，大概知道我国民事诉讼法三百八十一条以下呢，针对判决的种类有这些奇奇怪怪名词的区分就好了。那么至于呢三百八十一条以下细部这些法条内容如何呢？我们等到下册呢判决章节呢再做详细的一个介绍。所以第三个标题暂时先跳过去，紧接着你看第四个大标题。 来，黑板上的这个基本架构呢，就是从第四个大标题开始展开的。简单来说，各位书上从这个第四页以下一路往后翻，翻到三十三页为止，整整这三十页的内容，从第四页到第三十三页，浓缩起来全部在讲这个东西，这是第六章的重点所在。 就是跟你谈呢，法官做成的判决有哪几种可能的瑕疵，然后不同的瑕疵又该如何救济？这是第四页到三十三页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两个单元合在一起要跟同学讲的重点。好，在进入到细部的探讨之前呢，一样先请你厘清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 这个章节的考点就是保证同学的一个呢错误的观念，什么观念呢？一般同学如果现在问你，你对判决不服要怎么救济呢？大概十个有九个会讲上诉或再审救济。各位以前在学校的这个制度呢，应该耳熟能详。对判决，法官的判决不服气，我就上诉或再审救济。 讲久了后，你可能脑袋就有个错误的观念，你会觉得说啊，对判决不服呢，救济的方法只有上诉跟再审。那这个单元就是导正你这个观念。这个单元立法者告诉你，上诉跟再审只是常见的救济方式，但绝对不以此为限。我们民事诉讼法对有瑕疵的判决呢？ 还设有很多不同的救济方式，你只能说上诉再审是最常见的，但是绝对不是唯一。所以这个单元就是在告诉你说，我们区别不同的瑕疵类型呢，在诉讼法上分别赋予它不同的一个救济方式。这是在进入了相关内容之前呢，同学先有的一个基本观念。好，那么在呢中场休息前呢，各位先开一个最简单的。 结论上来讲呢，我国的这个呢，立法者呢，针对判决的瑕疵到底分成几种呢？依照瑕疵严重的程度呢，学理上跟立法上面就分成这些的类型。 先把这个基本体系呢，请你先架构一下。原来啊，我们这个章节的游戏规则就是跟你介绍，现行法呢，针对判决瑕疵的不同呢，我们把有瑕疵的判决呢类型化，分成这五个类型。第一个专有名词叫非判决，这就是立法者评价呢瑕疵最严重的一种情形。 那第二种呢，瑕疵也蛮严重的，叫做无效判决；第三种的瑕疵叫显然错误；第四种叫判决有脱漏；第五种叫有效判决。这是结论，让各位先注记一下。反正现行法的游戏规则呢，按照瑕疵的类型不同呢，分成这五种情形，分别讨论它的定义跟它不同的救济方式。这是呢，各位中场休息前，请你先把这个结论先记下。 那么至于说呢，什么叫非判决，什么叫无效判决呢？这我们休息过后，下段的时间呢，再跟同学详细的介绍。那先请同学把这个基本的体系架构呢，稍微的哦注记一下。好，那剩下部分我们休息后呢，下段的时间再接续的来看。